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五十一集。拍卖师在下面一波又一波的煽动气氛，随着他的话音，包厢内的光线逐渐变亮，现在已经恢复成原来的亮度。大堂里面朦胧昏暗。 可是包厢却不受影响。热场过后，拍卖会就开始了，这才是今日的重头戏。拍卖师舌战莲花般介绍第一样拍卖品。洛涵翻到名册对应那一页，瞧见上面的最低起拍价，则折。十万下品灵石。灵石顾名思义，是储存着灵气的石头，是目前仙界传播范围最广的流通货币。 零食分为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四个等级，等级越高，里面储存的灵气越纯粹，价值也越高。口语中的零食往往代指下品零食。零食每级之间的兑换比例是一千，然而官方如此定价，实际上从高到低的兑换是完全不平等的。一块中品零食可以轻轻松松兑换到一千块下品零食。 但是，一千块下品灵石却换不到中品，这个汇率至少要膨胀到一千二才能兑换成功。至于中品和上品，比率更加夸张。等到了极品灵石，根本没有人出手，有钱都换不到。一块下品灵石的购买力并不差，如果按照零米的价格来计算，一块下品灵石足以买十斗米。 法器是公认的大额支出项，但是带着五六千下品灵石，已经足够在法器阁中很从容的挑选了。一开口就要价十万，在洛涵这种还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看来，真的是抢钱呢。洛涵觉得高，可是林清霄听到十万，眼睛眨都不眨，转眼间外面的价格就飙到了三十万。 最后以六十五万下品灵石成交。洛寒反正没钱，围观有钱人的游戏倒也很从容，甚至还能自在的点评。第一个看起来竞争的并不激烈，没叫几次价，后面都没人跟。一瓶丹药而已，不算什么。林清霄说：“前几个只是热场，真正要紧的东西都在后面。”洛寒一想，倒也是。 主办方为了多卖钱，必然把重头戏留在后面。这样众多土豪听完全场，指不定会另外入几样小的。如果一开始就使出杀手锏，到后面就没人了。果然，后面上台的几样珍贵是珍贵，可是并不到非他不可的程度。洛寒听了一两场后，审美疲劳也开始走神儿。直到第六件，外面很明显的骚动起来。 许多人精神微振，他们都知道，贺玲兰要上来了。贺玲兰作为中场主推，可以说吊够了众人胃口。拍卖师也知道这是重头戏，第六件一下台，他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卖弄口舌，煽动气氛。而洛寒终于提起劲儿来，他拿出在门口收到的传讯符，激动地拉林青霄衣袖：“终于到了！你来猜猜。” 叶子楠到底写了什么？林清霄眼中露出笑意，无奈的看了他一眼。其实洛寒和林清霄都有猜测，但是没有证实之前，到底不能断言。洛寒打开传讯符，他面前很快浮现出一行字：“并无，两只都在我手中，并未外传。”叶子楠怕传讯符被人劫持，说的是十分含糊，并没有透露出贺玲兰的名字。 然而这就已经足够了，真是一个毫不意外的答案呢。主办方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性，特意说明这是今年碧云秘境出产的，众人听着也觉得合情合理。然而恰恰如此，反而坐实了这是假的。碧云秘境一共只有十株，其中四株被林清霄炼化，两株在叶子楠手里。 剩下的四株现在还躺在洛寒的吊坠里呢。台上放着的这株到底是哪儿来的呀？天道爸爸官方认证，碧云秘境里只有十株，多的不认。此刻拍卖师已经叫得嗓子嘶哑，他用力掀开盒子上的红绸，将里面闪闪发光的鹤铃兰展现在众人面前。完全成熟、可遇不可求的鹤铃兰，起拍价。 一千中品灵石，现在起拍。拍卖师话音刚落，叫价声立刻此起彼伏，一眨眼的功夫就飙到了五千中品灵石。而洛寒悠悠哉哉地靠在椅背上，还煞有其事地和林清霄点评：“这样看长得真的很像哎，我也看不出来。”听说北海有一种百灵草，样貌和鹤铃兰截然不同，但是它的变异品种。 却极容易混淆，应当这就是了。洛寒叹了一声，又凑过去悄悄地问：“哎，你猜这里面哪个声音是林崇玉？”林清霄有些无奈，他回头轻轻瞥了他一眼，促笑。幸灾乐祸不是君子所为。我猜是这个人，一直加价的这个，押十块零食赌不赌？林清霄自然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。 这种行为明明和他的准则相悖，但是他听着洛寒的话，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排斥。洛寒实在是个活得很快乐的人，他的世界干净敞亮，温暖又积极。他敢为自己争取，也敢为不公平争取，有光芒亦有力量。林青霄都没有注意到他脸上带着笑意，似乎自从遇到洛寒后。 笑变成一件越来越容易的事情。最终，林青霄没有喝止洛寒，而是微微加重了语气说：“不许压住赌博，小小年纪，不能接触这些。”最后，贺铃兰是以九千八百中品灵石成交的，拍下的人正是洛寒刚才打赌的那个声音。洛寒遗憾的啧了一声：“都怪你不和我赌。” 我损失了十块零食。别闹！谁闹了？我很认真的。洛寒换了个姿势，撑着下巴倚在桌子上。一块中品零食等于一千块下品零食，喝盏茶的功夫，林崇玉就扔出去九百八十万了。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洛寒被这个数字刺激到了。九百八十万哎！我身上这条裙子才一千。他这次来有补贴吗？ 这些花的是他的钱吗？洛寒说完，以一种寻找认同的心情看向林青霄，结果他发现林青霄眼神动都不动，仿佛根本没有被触动的样子。洛寒心里咯噔一声，他知道，这一刻，他和林青霄的友谊彻底变质了。洛寒试探的问：“你觉得这些是林崇玉的全部身家吗？”林青霄听到。 有些诧异的望了洛寒一眼，怎么可能？这才多少？这才多少？听听，他说这才多少？洛寒捂着心口，躺在椅子上，平静的告诉自己：“没关系，钱财却是身外之物，灵石只是能量的一种，我对灵石不感兴趣。”天道努力在天界打工。 勉勉强强维持日常开销的样子，而他身边的人却在一掷千金，还对着九百八十万说出“这才多少”这种话来。不得不说，心口这个地方疼啊！林青霄无奈，微微叹气道：“真的不多。”我求求你闭嘴吧！在罗涵调整心态的时间里，又有两三样东西被拍走了。贺玲兰离场后。 拍卖会的气氛明显疲软起来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，大部分人都已经失去兴趣，只等着最后压轴的那一样。尾声将近，众人的注意力终于回来了一些。拍卖会的名单上写了今日所有拍卖品的名称和介绍，唯独最后一样是空的，可谓卖足了关子。等压轴的东西搬上来时，拍卖师的声音已经叫到破声了。 今日最后一件拍卖品，菩提灵叶。本来皮带的场子一下子轰然起来。这一件根本不需要拍卖师解说，在场的人都知道菩提灵叶有多么珍贵。木主生机，而菩提树是万木之祖，和菩提有关的东西都可以清心静气，化死为生。菩提灵叶更是珍品中的珍品。 灵液的治疗效果有多好，无需多提。更难得的是，灵液中蕴含着梵意，可以克制心魔，化解灾厄。越到后期，心魔的威力就越大。等到了那个阶段，灵石资源、天赋奇遇等全部都不重要了。修炼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多少大能叱咤一生，最后却卡在心魔上，迟迟无法勘破，无奈作画。 所有能克制心魔的东西，即便只是一丁点效用，都够无数大人物抢破头颅。拍卖师揭晓压轴之物之后，果然全场气氛骤变。他没怎么解说，单刀直入，拿起拍卖锤说道：“三滴菩提灵液，起拍价十万中品灵石，现在开始。”话音未落，就有人叫价：“三十万中品灵石。” 第一次叫价就翻了三番，然后场中连片刻的安静都没有。前面的声音才刚刚落下，就有人毫不犹豫地跟拍。五十万，中品灵石。外面的叫价声此起彼伏，唯有洛寒感觉到些许不对劲儿。这个林叶是我想的那个林叶吗？林清霄轻轻点头。没错。洛寒争了许久。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干了什么。三滴灵液就叫价五十万中品灵石，那我把那么多瓶灵液当水喝？洛寒重新躺回椅背上，生无可恋地闭上眼睛，彻底自闭了。林清霄见他这个样子，轻声道：“好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自己用才是最好的。”不好！洛寒心底的泪逆流成河。 我那不适用，吃喝。如果我知道它那么贵，我怎么可能用来当饭吃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